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七十九集。叶子楠看着抱着素隐月，打算悄悄离场的林崇玉，声音冷得几乎结冰：“林大公子，留步。” 林崇玉被人叫住，身体顿了顿，转过身时神态十分坦然。不知叶师叔有何贵干？叶子楠冷笑一声说：“阵前出叛徒的事还没有说完呢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表妹为了保护我受了重伤，现在急需疗伤。林崇玉说完后微微停了一下，奇怪道：“叶师叔在说什么叛徒？我听不懂叶师叔的话。” 叶子楠气得都笑出来了，听不懂。那好，我说的再明确一些。我们刚刚都已经要收网了，为什么困魔锁会突然断裂？刚才洛寒以一己之力对抗吞元兽时，为什么其他锁链突然断裂了？这我如何得知？林崇玉一手背后说。我也想问，林清霄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突然攻击我，还连累了素表妹？ 阵前攻击同门，林青霄的所作所为已足以被治罪了。你，叶子楠暴怒，邹继白不善争辩，听到这里也忍不住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这几日林青霄是什么人，大家还不清楚吗？他不会做没有道理的事。他那时候突然出手，必然是事出有因。哼，他是事出有因，那你们对我发难做什么？我才是受害者。” 我侥幸没有受伤，竟然还成了罪过。叶子楠气得呼吸都急促了。邹继白是邹鱼，他们族不喜欢说虚的，有什么事直接撸袖子上。邹继白扔下困魔锁，立刻就要上前来和林崇玉干仗，被周围一群弟子拦住。哎，你冷静，拖延兽还没有捉到，我们岂能自乱阵脚？这里不是冲动的地方。易华轩打量着林崇玉。 目光中亦有些许怀疑。一个队伍中只能有一个领头。林青霄虽然话少，但在队伍中极有威信。从这个程度上说，易华轩和林青霄其实是竞争关系。只不过林青霄嫌麻烦，不想管人，而易华轩又是天地的嫡系后裔，才轮到易华轩做全军总指挥。易华轩之前一直在暗暗和林青霄憋着劲儿。 但是在这个关头，易华轩反而相信林青霄不会公报私仇。林青霄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最开始出手的时候，易华轩非常惊讶。但是随后素隐月为林崇玉挡住攻击，紧接着对面的困魔锁就断了。当时易华轩也隐约察觉到什么，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。易华轩身为领袖。 不能在没有定论前当着众人的面表态，而且易华轩想不到林崇玉这样做的动机。于情于理，于公于私，林崇玉都不会做这种事儿。看这一路上林崇玉对易家的态度，林崇玉现在应当很迫切取得天宫的认可才是。他为什么要放走吞元兽呢？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？易华轩想不通。 他看着另一边，忽然话音一转，问向素隐月：“素小姐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”素隐月看起来神魂不属，频频走神。他听到易华轩的话，抬头望了他一眼，依然艳艳的：“没事。”林崇玉接话说：“我表妹自小身体虚弱，平时连喝口水都需要再三挑选，这一次却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要赶紧带着她去疗伤了。” 诸位的争辩，恕在下不奉陪。林崇玉说完，就扶着素隐月要走。易华轩突然又叫住他们：“素大小姐，素师叔和素夫人近来可好？”素隐月停住身。素隐月是林山这一代唯一的孩子，在家里她是众人捧在手心的小公主，在外她就是林山的继承人。易华轩突然问起他的父母来。 就是以昆山少主的身份对他问话。素隐月低头避开易华轩的视线，家父家母一切都好，谢易公子关心。那就好。久闻灵山钟灵毓秀，奇峰险壑，许多天险唯有天生有翼的应龙才能平安度过。我久仰盛名，一直无缘得见，改日有机会，我甚想拜访灵山。多谢易公子抬爱。 灵山扫榻一样，易华轩笑着说：“苏小姐知书达理，可真是虎父无犬女啊。不知刚刚苏小姐注意到什么异样没有？”素隐月依然垂着视线，她身体弱，现在还受了伤，脸色苍白一片，倒是很好掩盖了她魂不守舍。素隐月一时没有应声。 林崇玉站在素隐月身边，看起来从容不迫，气宇轩昂。他如同任何一个高大俊朗的表哥一般，对表妹包容爱护，贴心备至。只需要站在他身侧，就充满了安全感和幸福感。素隐月想，这大概是他距离林崇玉最近的时刻。素隐月最终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没有。” 易华轩有些失望，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。林崇玉见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就再一次告辞。表妹的伤耽误不得，告辞，恕不奉陪。邹继白和叶子楠完全不信苏隐月的说辞。等林崇玉等人走后，叶子楠皱着眉说道：“素隐月的话不可信，林青霄绝不会无的放矢。他当时攻击林崇玉。” 指不定就是发现林崇玉偷偷做手脚，却被素隐月挡下了。素隐月对林崇玉有情，他当然会给林崇玉说话。易华轩摇头说：“叶世子，我明白你的愤怒。我现在也很担心他们两人。然而疑罪从无，没有证据前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猜测。”邹继白听了半晌，此刻都无语了。所以。 我们就这样放他走了？易华轩点头说：“为今之计，当时先赶快找到林青霄和洛姑娘为上吧。他们两人都有伤在身，若是单独对上吞元兽，恐怕不妙。”易华轩等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并不知道，洛寒和林青霄现在面对的还真就是最糟糕的情况。洛寒和林青霄现在在一个小空间中。 对面的吞元兽焦躁地刨了刨蹄子，最后将视线对准他们两人。易华轩等人以为他们是被米海的空间阵法碰巧抽走，其实并不是。林清霄的推测没错，今天米海的空间确实是稳定的。这里是洛涵自己创造的空间，他也很难说出是怎么做到的。 应当是危机关头，他潜能爆发，一心想着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，没想到就真的造了一个空间。然而那时候吞元兽已经逼近了，洛寒和林青霄转移的时候，把吞元兽也吸进来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倒霉起来喝凉水都塞牙。吞元兽发现自己被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空间，本能感到危机。 他在希尔米海生活了上千万年，早就熟悉了希尔米海的环境。现在进入到一个纯白的空间中，最原始的本能告诉他危险。吞元兽一动不动盯着不远处那两个人，林青霄和洛寒也不敢大动，双方陷入诡异的僵持中。虽然看起来平静，但是洛寒知道，吞元兽在寻找时机进攻。 林青霄咽下喉口的腥甜，不动声色对洛寒传音：“一会儿你找到机会就往后跑，我来解决他。”洛寒对林青霄的状况非常担心，可是你，我没事。林青霄说完，手指上打出法印，掌心光芒慢慢亮起，他照出他的九霄剑，这对于对面的吞元兽来说就是宣战。 吞元兽压低身形，很明显在蓄力了。林青霄长剑在手，起势时侧手低声对洛寒说：“走。”洛寒还来不及说什么，林青霄就骤然化作遁光而去。吞元兽也发出一声厉吼，杀性大发，冲着林青霄撞来。战局变化太快，洛寒都看不清里面的身形变换唯有一道道残影倏忽闪过。 法术的光芒和吞元兽的黑气在空间里掀起重重气浪，洛寒被余波阻挡在外，一丁点忙都帮不上。他终于意识到，林青霄真正动起手的时候，其实并不需要洛寒的辅助。洛寒帮不上什么忙，至少现在的他不可以。他只能站在战圈外焦急地张望，林青霄招招毙命，毫不保留。 吞元兽也使出看家本事，这个本来就不牢固的小空间，在他们两个的激烈对抗下摇摇欲坠，仿佛随时会崩塌。莫名的，洛寒生出一种直觉：吞元兽想离开这里，他害怕这个环境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制服吞元兽，必须趁现在。林青霄大概也猜到了，所以才不顾内伤，全力以赴。 这是不属于希尔米海的小空间，禁灵阵法对林青霄失效了，同样对吞元兽也失效了。然而吞元兽的天赋实在作弊，林青霄每一次攻击落在吞元兽身上，至少能被他的吞噬黑洞化去一大半。再这样下去，便是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耗啊！何况林青霄并不是铁打的，他还有伤在身。林青霄意识到。 自己必须速战速决。他停在上空，突然化为龙形，银白色的龙和九霄剑融为一体，最后化作一道锐不可当的剑光，朝吞元兽劈去。仙界无论是哪个种族，都是原形的时候战斗力最高，龙族也不例外。只不过仙族追求神躯，只要有选择，都以人形行走世间。 这是洛寒第二次看到林清霄的龙形，上一次的时候他们还在绝灵深渊，那时候的林清霄受了重伤，灵力不济而现出龙尾。洛寒至今记得那种震撼，流光溢彩，如月似雪，与光同尘。那次他只露出龙尾，就瞬间镇住了眼狗洛寒。这一次洛寒终于看到了全身。 它长得那样好看，果然本体也是条漂亮的银龙，龙身修长矫健，遍体荧光，冰寒之气覆满全身，美丽又强大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